上一讲咱们说啊，德国人在经过激烈的内部博弈之后，那终于呢把注意力又放到了莫斯科。对希特勒来说，虽然不是初衷，但是呢，能够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卧室去过一夜，啊在斯大林龙床上滚一滚，这个诱惑太大了。啊他呢也就从了陆军总部啊。另一方面呢，他也等待着事实的验证啊，看看这帮老家伙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这件事儿，除了这个陆军总部的布劳希奇元帅跟哈尔德大将比较嗨皮之外，还有个人的兴奋劲儿啊，就不能不提了啊啊！不用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谁呢？之前在斯伯林斯克战役之后南北分兵那一集，挨希特勒狂喷的古德里安大将。应该说啊，在刚刚结束的基辅会战里啊，德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从中路长途奔袭过来支援的古德里安是十分关键的。正是因为这位赵子龙一样的飞将军在基辅背后的神捅刀，才使德军的大包围圈能够形成。可以这么讲，基辅战役让希特勒有多兴奋。 同样也让古德里安的声望有多牛掰，这都是同步的。但是对古德里安本人来讲，南线打的这一仗啊，让他并不是那么开心，甚至有些窝囊加委屈啊。首先呢，他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应该很清楚，他想要的就是带着大德意志的装甲铁骑率先突入苏联的首都啊！真的可以说，这是他的夙愿都不为过啊。去乌克兰这一仗。 可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或者说是希特勒本人，生生给他逼去的。而且呢，最让这个古大将伤心的是啊，跟他一直一个战线的陆军总部啊，甚至对他一直赏识有加的伯克元帅都不理解他啊，认为这姓古的叛变同志了，跟希特勒穿一条裤子了。那所以无论是总部的哈尔德，还是老上级伯克元帅，在古德里安南下之后，老给他找麻烦。 穿小鞋是吧？要兵不给，要补给没有，要个说法咱理都不理，是吧？因此你想承受着这样巨大的委屈，这仗打的能舒坦吗？所以此时此刻啊，在接到这个台风行动这个命令的一瞬间，古德里安大将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在指挥室的这个地图前面溜达了好几十圈 啊，都不能平复他激动的小心脏啊！越溜的心肯定越快嘛，是吧？台风行动是九月二十三号啊，这个在斯摩林斯克中央集团军群总部下达的计划，开始的时间是十月二号。古德里安听了之后就说：“我觉得十月二号有点晚啊，呃，我想呢，九月三十号就可以对莫斯科方向发起攻势了，是吧？要知道这个时候基辅战役尚未结束。” 古德里安是一个人来开会的，他的部队都在几百公里之外的乌克兰围歼基辅跳出来的苏军呢。身边的人包括伯克元帅，心里都犯嘀咕啊，老古是不是得了失心疯了？说话怎么这么不走脑子呀？他以为他的坦克部队是飞机呀，还能长翅膀飞呀？但是古德里安不是夜料棉科，就会耍嘴啊，连夜飞回部队的指挥部之后。 马上着手安排下面的部队，准备迅速北上。旁边参谋长说：“将军阁下，我们的部队还在围歼苏军，无法撤出战斗，而且呢，部队急需休整。第三装甲师就剩下十辆能开得动的坦克了。”古德里安说：“部队在两天之后北上，不需要休整，我们可以边行军边休整。”在古德里安心里是恨不得马上带着部队飞到莫斯科。 而且咱不止一次说过那苏联是没有几条像样的公路的。等到十月二号的话，那莫斯科就没我份儿了啊！就这样啊，在古德里安的坚持下，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批准了古德里安的方案，准许古德里安在九月三十号于南部率先攻击莫斯科侧翼，中路的赫普纳和霍特还是按照原计划。 十月二号进攻莫斯科正面，时间不等人。九月二十六号基辅战役刚结束，古德里安就率军急速北上。跟他一起呢是刚刚从希腊战场调过来不久的冯魏克斯上将的第二集团军。因为这个战役刚刚打完，很多包围圈内的苏军呢没有被肃清，甚至很多成建制的苏军还在往东撤退。 所以这样不可避免就跟古德里安的行军队伍撞上了啊！最逗的是呢，通常照面之前啊，是苏军先发起进攻啊，以为古德里安这波人呢是来围剿他们的啊。古德里安这个烦呐，是吧？让部队不许卷入战斗，只要这帮毛子是撤退，就让他们撤，是吧？不许追。所以一路之上，苏联人非常蒙圈，是吧？ 这个不是应该德军追着我们往东跑吗？啊，咋这帮车上涂着大白剂的这个德国人比我们往东跑的还快呢？啊！但是就算这样，古德里安还是不能按原计划啊和斯摩林斯克的主力合击苏军，只能改变计划，先行开赴东北的奥廖尔图拉方向。啊，那既然往这边走，就得跟一个老冤家再过招了。 这个人就是布良斯克的叶廖棉科。之前咱们说古德里安南下的时候啊，叶廖棉科呢的任务就是拦着他南下。结果呢，俩集团军啊被老古一个装甲军揍得满地找牙啊，拦截变欢送了。也就是当时古大爷赶着往南边去，要不然老叶呢就被吃掉了。现在古德里安卷土重来，老叶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据这个。 叶廖棉科的部下回忆，基辅战役这段期间啊，叶廖棉科应该是整个苏军中最清闲的方面军司令，整天就是抱着沃特嘎酒瓶，见人就吹牛逼啊！斯大林如何夸奖他是栋梁跟贤妻，是吧？从地图上看，布良斯克是整个苏军莫斯科防线中一个局部向前突出的犄角，如果按照最开始的初衷。 进攻古德里安南下增援部队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前进基地。但是呢，老古把他一顿胖揍啊，他就应该赶紧后撤，跟主力待在一块儿，要不然就变成了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等着人家齐根切了。果然，这个。 古德里安啊，这次带着刀来砍这根又肥又嫩的猪肘子了啊！看看是炖着吃还是烤着吃啊？谁让你个不长眼的不后撤呢？九月二十八号，古德厨上场。古德里安命令四十八装甲军率先攻击苏联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不过这是佯攻啊，主要呢是把老叶的主力引出来，接着让步兵师啊占领阵地之后，迅速带领三个装甲军直插布良斯克后方。 手起刀落，老叶的这个俩集团军就被合围了。两天之后，德军就攻占了苏联的重要交通枢纽奥廖尔。据古德里安回忆啊这一次跟当初奇袭罗姆内的时候一样，德军坦克是伴随着苏联人的鲜花进城的，因为很多苏联人傻不愣登都认不清这是哪儿的坦克，以为是自己的呢。 一座重要的军工生产基地兵不血刃落入德军手中，然后，呃，叶廖棉科就没有然后了啊。据说人家老叶逃跑的时候特别传奇啊，找了架飞机自己开着上天了啊，飞到半路呢遇到个德军飞机被敲下来了，但是老叶命大啊，落地负伤被老乡啊给救了，但是要说斯大林真的是特别喜欢他。 丢了整整一个方面军呐，是吧？领袖只是把他给免职了，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时候完美复出啊，这也算是另外一种人生赢家。这个南边这点事儿呢，就说完了啊。老叶跟老谷呢，先歇歇。那取得了布良斯克大捷之后，古德里安已经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了莫斯科的下腹。 然后呢，就是赶紧补充兵力物资，再行突进。南边这块消停，那么德军中央战场另外两个主角呢，该开练了啊！这就是霍特老爹的第三装甲集群啊，和这个赫普纳大将的第四装甲集群，俩大钳子开始张开大嘴向前突进。应该说呀，比起古德里安从南线长途奔袭的疲惫加残破之师，这俩老哥的兵力是要齐整的多。 毕竟在己方大本营，好吃好喝好带上是吧？补充的非常快。古德里安紧赶慢赶，加上魏克斯大哥给他补充点，也就是恢复到五成。但中央集群的这两支主力装甲集群，基本上在这个半个月恢复到了满编时期的八成以上。 坦克总共将近一千三百辆，支援火炮达到了上万门。除此之外呢，还有凯瑟琳元帅第二航空队一千五百架战机全力支援，可谓是气吞山河。反观苏军就不那么乐观了。虽然西方面军名义上完成了重建，毕竟七个集团军的番号在那儿，但是呢，真的是名不符实。据西方面军指挥官科涅夫回忆。 说那时候我能用的坦克呀，不超过五百辆，而且大部分都是那种一点就着的，那像 BT 呀、T 二六啊这样的轻量级选手，像可沃跟可跟这个 T 三四就可怜兮兮的四十多辆啊。至于空军，只有三百架飞机，是吧？所以说苏军的压力非常大，那都都快产生了这个这个代差了。啊有军事专家研究了德军为什么能够迅速恢复。 主要呢，得感谢德军的工程部门啊，从开战伊始呢，就针对改造苏联境内的宽轨铁路进行了详细的筹划啊，基本上德军打到哪儿，欧洲的标准轨道就能铺到哪儿，快极了啊，所以德军才能如此神速的获得战略物资，而且呢，为了节省时间，德军的补给基地都不是在德国境内，而是放到了波兰境内。 有好几个大型补给中转站，基本上一两天时间就能运送到前线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呢，德军因为国力之前呢是靠战术啊跟闪击去击倒苏联这个重量级对手的话，那这次德国人可以光明正大的拼实力了。不得不说啊，科涅夫在防御上啊，跟他那位一样发型的前任铁木星哥一样，脑袋绝顶，但是真不怎么聪明。 先在配置兵力上就让人看着着急啊！他这七个集团军本身机动力量就抓瞎，他还白痴的把他们一字排开，还不让他们彼此联动支援啊！你用脚趾头也能想明白，对付德国人的坦克这不现实啊！跟拿破仑战争一样排队枪毙啊！你这个防线就跟个气球似的，看着挺大。 只要德国人稍微使个劲儿，不用多扎进去俩口子，这帮散兵游泳就会被分割合围，个个歼灭啊！没招是吧？没招那谁让这光光头临危受命了呢？啊，那就接下来看看德军是怎么扎气球的吧。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号，德军总攻开始了啊！霍特和赫普纳两把装甲铁锤从北到南狠狠的砸向了苏军的正面防线。 他们的计划是正面突击，两翼包抄苏军的一线防御部队，之后在一百五十公里外的维亚季马会合。首先说霍特这边，霍特老爹这次突击的正面是苏联第十九集团军。这次呢，遇到了一个老熟人，谁呢？如今啊！之前咱们在斯摩林斯克没少提这位大神啊，让古德里安和霍特两个不可一世的尖刀逼得没辙的人啊。 就是因为他生生的看着没有多少防御力量的斯摩林斯克城就是啃不下来，气死你啊！现在冤家路窄啊，又碰上了。应该说呀，如今真是二战当中不世出的防守专家，靠着一个缺兵少弹的集团军，愣是让武装到牙齿的霍特集群一点便宜没找着。霍特看着满目疮痍的德军坦克车，满意的笑了。但是。 这位百战名将很快就知道，他高兴的有点早。霍特在卢金这儿碰壁之后，丝毫不恋战，带着他的精锐力量猛攻卢金集团军和友邻的三十集团军的缝隙处。这招棋是稳准狠。驻守这个地方呢，只有一个不满员的苏联步兵团，在硬扛霍特几轮疾风暴雨般的猛攻之后，守卫部队力竭不支，被迫后撤。之后。 霍特集群就像一个电钻，把一个大坝打透了一个缝隙之后，洪水一样把这个口子越冲越大。不远处的卢金终于知道了情况，好像不太妙。另一侧的赫普纳同样完成集群穿插之后，两把大锤无视两翼被包抄的危险，直插维亚基马。前面那七个集团军的防线形同虚设，而且。 让这整整七个苏联集团军感到更加恐怖的一个事实是，他们这大几十万人呐，再次落入德军的包围圈，只有招架之功，绝无还手之力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